锵锵三人行，这个最近啊，这个没想到啊，嫖娼成为了一个话题。 <laughs> 这方面，这个马先生知道的比较多。不是， <laughs> 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是全国人民都知道，是吧？这都知道。先先是这个薛薛蛮子，薛蛮子啊，对，薛蛮子你跟你还认识吗？认得认得，很熟。就是他那个新闻，呢，是这个。 是 CCTV 播的，可不是一般的网络上啊，央视播的，所以当时的就影响力，我觉得呃，起码是我们哎，对，在我们有限的这个这个这个经历里是头一回。嗯，然后紧跟着这个就是黄海波这事儿是吧？黄海波这事儿是我我在外地呢，那手机上咣当就有人发过来说。 黄海波嫖娼被抓，我还是想黄海波是谁？我先先想是谁？我们公司也了。那我也在想，因为我觉得像这种名字的人都是很多的嘛，很多的嘛。结果说是演员黄海波，说是那我就说这演员是谁？就说是演哪个哪个哪个？人家跟我说演的都全是特红的电视剧。哦，我一下就想起来了。想起来以后呢，那不这就变成一话题嘛？那所有人说他为什么要嫖娼？其实他为什么到嫖娼？我觉得这话。 就是就很简单，很容易跟全国人民解释他为什么要嫖娼，就是他是个男人。 <laughs> 您就是这样跟全国人民解释， <laughs> 对对对，他就是个男人，因为。 就是我后来我后来很婉转的写过一篇小文，就说那博客上写娼妓啊，就写娼妓，就是娼妓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必须了解这段历史，你才能就是说商品是怎么回事你才能知道消费者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不过在说这件事儿之前呢，你还还漏这个这个薛蛮子大叔出来之后有没有跟你讲点什么？他出来也挺好的啊，就是我觉得他不是病了，会出来养病嘛，对吧？什么病？他不哎。 你没看新闻，就是他这个，就说是这个在里头，在里头，哎，对，身身体不好啦，然后那我们作为人道主义关怀嘛，这个就因为他不是什么致命的对社会的危害嘛，所以就把他放出来。现在叫取法律术语叫取保候审啊，啊，那他出来呢，我觉得这个跟每个出来的人的态势都是一样的。每个出来的人都什么样？每个出来的人都会这个比进去的时候。 这个安分，谢谢谢谢谢， <laughs> 对吧？是是这肯定的，没有一个人出来比进去还嚣张，那不可能的。那就又进去， <laughs> 对对对。 <laughs> 我觉得他社会是有一个有一个基本秩序，这个秩序呢，其实你如果对过去的了解呢，你会对今天的这个秩序的，就是就是缘由有有所认知。这个特逗。 一个地方啊，我就爱瞎琢磨。咱们不就是研究社研研究社会嘛？嗯，哎，有的时候啊，就说所谓的民意啊，网络的这个民意，嗯，它呀不是没谱的，嗯，而且有的时候我能从中啊看出某种潜意识，嗯，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种潜在的共同认可的道德或者规则。嗯，你比方说啊，呃，黄海波这个事儿，嗯，有呃他们调查嘛，八成网友赞同的观点。 说黄海波未婚，嫖娼可原谅，这是咱们数据调查的。哎，我就有点觉得这个有意思啊。谁说这个中国人没有契约精神？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啊，前后几个事件呢，你看啊，感觉你比如有的演员，他呢，这个这个搞搞这个第三者，是吧？ 然后大家对他的这个评价呀，就特别差。机会负面，负面。这个负面呢，就是我瞎这么琢磨，我看出啊，他背后有某种东西，就觉得你看，你结了婚的，嗯，就你看你违约，嗯，这个民意好像就觉得这不好。但是呢，未婚就可以，他他得罪他他伤害谁了？你看这个背后是不是有某种潜规则？就是说，啊，结了婚的这算违约，这就不行。但是没结婚的似乎这可以。 对，当这个就特别反映我们的文化心态，就是我也看了，就是像凤凰网啊，什么新浪网都做过这个民意调查，就是他事儿出了以后，直接表明清晰态度支持他的，大约都在百分之五十五、五十六，就这个很接近两个网，我看了看。 然后间接的就是可原谅、可认、可认可的，大概占百分之二十几，这样总加起来就是百分之八十，百分百分之八十的支持率比哪国总统的支持率都高， <laughs> 对不对？你哪个总统去竞选，你也没有百分之八十的支持率，对不对？啊，是吧？民民意很高。就那么他有点中国人是认为呢，就是说。 呃，中国人不喜欢的是你吃的锅里看着碗里的，这不喜欢。就是说，你结婚是一锅，你都有吃的，你也不说吃碗里的去。如果你锅里没得吃，您上碗里吃，大家觉得天经地义。所以黄海波的这个社会的这个。 这个起码调查数据，我们姑且认为这调查数据是真实的话，那么今天的社会对他的认知呢，我们就应该从文化角度上去，去去好好想一想为什么。我我我觉得在所有首先这种网站的调查，我还是有点保留。那当然我同意这看到这两个调查，你我们感触除了刚才你说契约精神，还有中国人今天对性这方面的态度。 <laughs> 已经挺开放了，比以前开放多了。过去的现在还开放。对，但是我们也有段封闭的时间。现在又比前二三十年更开放了。可是呢，嗯，首先我觉得所有这种网民意见调查，我都有一点点保留。第一，因为每个网都分别决定了谁进来看他这个网的网民的性格、阶层、年龄。嗯。那所以说呢，很可能凤凰或新浪做的这种网民调查呢，是他们常去看。 这两个网站的那种人年龄偏低，年龄偏低，肯定他他可能没有顾虑到很多中老年人的观感。嗯，因为假如说我们全国上下中老年人都觉得或者加起来大家都觉得嫖娼没什么的话，中国十几亿人口真的有百分之八十， <laughs> <laughs> 对，这家伙那不一样了。 <laughs> 因为为什么今天我们明显看到，比如说薛蛮子的事儿也好，很多人的事儿也好，我们今天常常说一个人很坏啊，比如说就特别是 CCTV 上面被逮起来那些坏人。 拍着他们说，比如一个贪官，一个落马的官员怎么样？我们都一定要强调一点，他生活作风不好。哎，那生活作风不好怎么个不好法呢？里面肯定包括几样，有包养情妇，嗯，对，有有小三，啊，有嫖娼等等。这个我现在就知道，你说你生活作风不好是三个以下，嗯，然后要用词用到道德败坏、生活糜烂。 这是三个情妇，三个情妇以上，对，原来是有量级的， <laughs> 有量级的，有量级。哎，你不够仨呀，你就那还不叫道德糜烂？ <laughs> 然后呢？当你想想看，那这种做法为什么还要会有这种做法？那是因为他觉得这种做法管用。那这种做法管用的前提就是中国人其实还是很在乎这事儿，还是很在乎这事儿。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性观念啊，其实现在是。 是可能越年轻越开放，但是肯定还是有一部分是觉得这事儿很难接受，因此我们才能够说这个人嫖娼，用一个人嫖娼来打击他或者说他的做做人的水准。是。其实这一段就是文道讲的这一段呢，都是近百年才改观的。你要看一百年前的那个报道，特别有意思。好。一百年前的上海妓女是这样的啊，上海妓女出行参加这个社交活动，就是类似咱们现在打 party。 他新闻媒体报纸上都是做报道的，非常清晰。著名的名妓林黛玉啊，上海最有名的头牌叫林 <laughs> 林黛玉，穿什么服装啊？什么颜色的服装？坐什么马车？马车什么颜色的？关键最重要的是马车夫穿什么服装，戴什么帽子，全清晰的描述。他们是时尚。然后另外一个妓女出来什么？就是互相掐。咱们现在什么走红地毯？那太土了。 掐不到司机那块儿去， <laughs> 对不对？那个司机都是被描述的，穿什么藕荷色的衣服，司机戴什么黑边帽子什么的。后说就地儿当时那掐的很呐，很厉害。现在都是说今天谁走红地毯，穿了龙纹大袍子，什么那什么露肩的、露背的，全说这个。人家直接连你带司机带马车全都说一遍。对，当时出行明星呢。 全是明星啊！所有的人都对这个事情，全社会予以接受。这只是一百多年前的事，而且大概清末民初。而且那个时候上海有花报嘛，就比如说像，呃，这还不是一般长三堂子里面比较低下的，是真的名妓。因为妓女分很多种等级嘛，就马爷讲的是高级的，高级的妓女呢，他们比如说我讲的是高级，他讲低级。对我讲低级的，但是无论你低级高级呢，都是报纸会讨论的，而且报纸有评论的。 而且还有专门的报纸来评论，就比如说今天我们不是还有一些产业报嘛，什么中国矿业报，那时候也有中国营业报，那当然不叫营业报， <laughs> 叫个什么报？那真的是指南的，比如说客户评论说，哎，这个我去了，呃，这个专栏作家，那个专栏作家都是文人嘛，文人又怎么评？呃，什么花坛笑笑生啊这一类的，哎，去去去，服务态度很好，怎么样？过来写一篇，大家就去，他就热闹了。而且你再想五四吧，你就在说到了五四的时代。 记不记得五四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上海的一一支游行队伍是什么？就是妓女。呃，对对。当时他们组织起来了，什么叫上海花界？他们叫上海花坛妇女，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是支持北伐，还有支持，还有支持北伐都出来。所以你看，当年是是很公开的。他社会对他的认可表现在社会的上层，当时社会的文人、有钱人、有地位的人，都以侠妓、续妓。 买赎身为荣，你就那你说这什么民国第一妓女林黛玉是是走红地毯，但是要是民国第一嫖客贾宝玉宣传吗？那不宣传，那不宣不不不宣传他自己宣传啊！很多人的那这个这个这个我们现在。 对对对，那个时代的人说人家是有点儿，在在今天这个角度的评判是有有所不公。当时的人不是啊，很多妓女都是作为这些政客文人之间的送送礼呀。我这个续妓，为什么续储蓄嘛？就搁在我这儿，到时候我送给你，我家里使不过来，送你， <laughs> 是这意思。 所以很多有名的，我们在近代史上很有名的人都捞过妓女赎身呐。我给多少钱，我把这人捞出来。是是是是，对吧？那个谁，张伯驹的太太潘素，对，最早就是这个花界的。对，但是他，我现在就是不敢说，因为我觉得那是我们前辈，我们说人家不公，对不对？所以你说没关系，没没坏处，呃，没坏。他就是那那样的。你看看潘素当年在上海照的那个照片，哎呦，太漂亮了。 搁我我也把它捞出来。没错，你看没有？他也说，你只要见过那个照片，你不可能说这人的文就那个素质啊，素养，一张照片全部能给你告诉。你看潘素画的这个画，是这画家呀？你说这这这这，所以他地位并不低。那么妓女的地位并不低，是因为她有技术。 我们是因为就妓女的，就是就是 <laughs> 地位不低，因为她有技术，技术对 <laughs> 对，这就叫妓女文化的技术啊，对，就是中国的妓女从汉代开始续官妓啊，我们的妓女分很多层，有宫妓、宫廷用的，官妓、官方办的，哎，这个这个营妓，对，呃，然后有有家妓、有私妓啊，再有暗娼，那另说了，就是一直都是以技巧为为第一。 生命的，就是说我能够有头牌，我说拉弹唱，你跟我说诗词，我跟你说诗词，你跟我下围棋，我跟你下围棋，我给你拉个曲儿，什么都会，对对吧？但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呢？就是鸦片战争，嗯，鸦片战争，外国人进来了，这外国人跟中国这个全都不通，没一事儿通，就底下那事儿通，没错。然后老外把我们对，把我们给毁了，野蛮化，野蛮化了。他就把重记忆从这个点，一八六零年这个点转为了重色情。 所以从那以后，妓女的名声就每况愈下。哦，过去妓女都是很高的人，李师师谁来嫖啊？啊是，宋徽宗皇上直天下第一把交椅，直接就去了妓院了。没错，他那徽宗，你看看他那造诣，皇帝里，徽宗那是第一，大文中国皇上里第一，对吧？嗯，第一，跟今天的艺术家比，人也第一人。 干嘛去呢？没一定是有道理的。人家李诗诗哥今天也是女艺术家呀，那就头牌，头牌， <laughs> 头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而且啊，这个还有一个事儿也挺有意思，我就从这个事儿观察，就是说，呃，你看最近连续出了几个什么这找这个婚外恋的啦，或者什么嫖娼的啦，但是你看这个网上这个是聊天的理由啊，哎，我有两个推测。 一个推测呢，就是有一部分人，他就叫揣着明白装糊涂，实际他心里什么不明白呀？但是他那个就是，哎，你出事了，哎，现在好啊好啊，娱乐一下嘛，他就那么说。但是另一部分人啊，就让我感觉到，啊，就是，那如果说现在我们都还没弄清这件事儿，就比如说这个演员演的角色和他这个人没关系，但是你注意到没有，现在的评价有一种。 我现在发现今天的网络民意时代啊，有一种强烈的趋势，嗯，就是认为你演什么你就得试试，你就得试，好就你演好丈夫啊，哎，你看他他不是好丈夫了，对，他这不行了，然后说他演什么国民女婿了，嘿，嫖娼了，哎。 我觉得如果这事儿真的不是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如果真没弄清楚的话，我对这个民族的开化程度，我会感到有些 <laughs> ……那这个主要也有也也有一点儿官方原因，就是我们起码这几十年以来，老艺术家发奖的时候，有一最大的奖叫“德艺德艺双馨”嘛。对德和艺，他认为是能拧在一起的，能把这事儿拧成一股绳的，所以大家才对这个事儿。 才产生这样一个一个疑问，就觉得你演的这些人全是好人。那咱这么说，就咱有没有演员专演坏人的？就是他去嫖娼，大家就觉得就没问题了。他可以，对吧？他不去嫖，谁去嫖？葛优他爸， <laughs> 可以什么都能干，对吧？哎，这会出现一个倾向。你有时候你会想啊，他这个将来再演戏的话，该怎么分配他的角色？因为是有戏路的？ 所以你看，很多演员他演惯忠厚老人，他就一直演忠厚老人。那就以后演对对这个这个不是，这个你这个思路还不是太正确。正确的是，有人问，我就看见网上有人问说，那以后谁在跟黄海波去演戏？说你看你前面高圆圆、玉女什么海清都是呃什么中国媳妇儿什么等等，那全演的都是钻被窝的戏。 这这出来以后谁还演这戏啊？对，心里有障碍啊。不不，应该应该更可靠，为什么呢？这说明黄海波他宁愿去招妓嫖娼， <laughs> 对不对？ <laughs> 闻道闻道后道，就是你，你要是一个头牌女演员，你保证不再接这戏？了。这事儿，我觉得他心里有障碍。我觉得这是个问题，你知道吗？这个从来这世界不是按道理说的，你知道吗？按道理说。 一个演员他演什么角色，跟生活里他是什么人完全没关系。完全没关系。可是你又不能不承认，哎，他要再演一个好丈夫、好女婿，他这个影院会不会笑场呢？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他就会，那就多了多了。确实会会影响你这东西，你怎么办呢？那他就演一个道貌岸然的女婿，不就正合适了吗？所以演一喜剧片，就是他永远是在媳妇儿面前道貌岸然的，一出门就干别的去了。对对，这事儿就顺了。就按照今天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就比如说这在美国好莱坞明星以后他只能演金瓶梅了吗？ <laughs> 对，我就有点纳闷这事儿。你比如说这这，就要在美国有有现成例子？也会有这个情况。呃，几年前有个很有名的英国男星 Hugh Grant。 小格兰特，小格兰特，他就是被人抓到嫖妓嘛，对，然后还把那个警察逮他的那张那张照片，然后灰头土脸的。但当时那个事儿也也引起很多争论，为什么？那个时候他还是最走红的时候，嗯，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就说他是英国影坛第一帅哥，嗯，就无数女生心目中的性感男神。这种人，他干嘛跑到街上招妓？还是一个特别。 特别便宜的，你知道吗？就是，就是这这是怎么回事？就大家想不懂。 <laughs> 就说，但其实我觉得这里头，那后来你看他怎么样？他有几一两年也的确有点沦落不得意，但是后来呢，他的转型也很好，他就也照样延续他那种羞怯小生感，但是也同时开始更往喜剧方向发展。 喜剧往往是这种人的出路，就说喜剧对，喜剧因为很喜剧了，对，因为没错，他原来呢，比如说他是个害羞小生，斯斯文文，结果发现这这叫嫖妓，那后来呢，没关系，逐渐加点喜感，大家能接受。那就是说，从警察破门而入那天是他的演技的节点，对对对，以后往周星驰方向走，那就可以了。哎，真是一笑解千愁，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这事儿该怎么说呢？文道，对你别说像小格兰特那种例子啊，就包括黄海波这事，我发现很奇特的地方是，大家都说为什么他要嫖妓？当然马爷讲得很对，他是个男人，但是我觉得大家问这个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说，他用得着嫖吗？他随便一招，就很多小姑娘。好，问题好，我对吧？很多人会有这个想法。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你天天吃大菜的人，嗯，你备不住上地摊上去吃一回饭。哎。 啊，就是因为那大菜太腻啊，天天太腻了。而且呢，呃，从演员那个系统，只有进入这个系统的人才知道这个系统中的事儿，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大家都看着什么，这是玉女，那什么，那那玉女后面的事儿，谁也闹不清楚，对不对？对。所以呢，他在演戏的时候反而洁身自好，可能这是我觉得是非常可能的。那他必须要有一个宣泄口，那么他可能就去找这样的人，而且既。 过去最简单的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就是偷不如偷不着。哎，对他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各有各的好处，不要认为妓女就是是一个就是一个下三滥，不是那个意思，因为性工作者，他有很多层次，所以我觉得他很多东西需要就从人性自身多加考虑。而且我觉得这事儿啊，有时候说明了，就大家不了解他们这些所谓演员、名人啊，这些这些红人，他的生活，对他的生活。 就想想看，很多人可能会想说，他女粉丝那么多，对不对？啊，要送上门的太多了。但是问题就是，越是他们这种情况，女粉丝越不能动。他要搞女粉丝，我觉得他的评价就是这么二吧。不只是这样，而且就缠上了。这对他们这种来讲，他的生活压力很大，他很繁忙。很多男演星其实不止小格兰特，后来还出过好几个。你就发现他们有个共通点，就这些帅哥男明星，没错，你觉得他很容易勾引小女孩。 但是他不冷，这会惹事儿的，这会出麻烦的。哎，但是你找妓女是交易，都是，一把一结，一一结，很干净，很专业，就钱给了，就这样吧，那就解决一个性临时的性需要问题，这是最干净、最最简单的。跟女粉丝，这应该算渎职， <laughs> 当然就是利用职务之便，当然，对吧？评价一定是恶劣的，哎，最坏的了。你知道，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真跟女粉丝啊，你其实也很尴尬。 这个有一个，你这我知道，演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男孩子，你你没想到吧？他跟女粉丝睡过觉，而且还他还说过一句话，就说啊，他说这个不靠谱，他说不能这么那么弄，他说这这这为什么呢？他说你办完了事儿之后啊，总得聊天吧，总得说话吧。他说那个时候你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是啊，就说你跟妓女不用说什么话。 比较比较简单嘛，而且我觉得像他们这种情况，你你你说他他如果不嫖妓的话，呃，他他去跟人跟任何一个女人上床，他都可能都要牵涉到性以外的，就像你讲要说话，那这不叫友谊呢？还叫怎么样呢？要不要联系？唯一准许被准许搞女粉丝的一种艺人，你知道是什么艺人吗？嗯，就是那种本来形象就很糟糕，天天给人感觉是很邪恶的摇滚歌手。 像美国过去有一些很有名的摇滚乐团，出了名搞女粉丝，但怎么搞，大家也觉得很正常，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就是特不靠谱，就是在台上喝醉酒打架，就是这种，他们他们搞可以。所以看你本来形象不能太好，如果你真的下定决心要瞎搞，你就得往这个路上走，邪恶形象。选择专业也是给自己将来保自由，是 <laughs> 应该去演喜剧，不而且。 你说，哎，我有时候想啊，就全人类是不是你要说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不是就是说忍着？那不一定。受难，你看大家共同尊敬、没意见的，一般都是受难的，就是你啊，就光自个儿吃亏，什么事儿都忍着。那那那是就是我们在文明的行行进过程中建立的一种标杆，但是我不认为这个是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标杆。我们认为的，比如很多牧师，这个这个老出事儿。 对，西方人对这个事儿最深恶痛绝，就是您这是一牧师，天天跟我们上你跟前还忏悔呢，说我过去干过一事儿，说这回。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 <laughs> 这就完了，对对对对对，边跟你忏悔边摸我腿。 <laughs>